锵锵三人行，现在啊，这个有那那这个有好多话，对吧？我像李安一样 <laughs> 怯懦是吧？所以呢，有好多事儿，这个咱们聊起来呢，都有诸多不便，对吧？都不能聊，都是做节目前说话， <laughs> 交交个人快垒是吧？然后呢，我倒觉得呢，这些也总得想辙呀。这个话题在哪找啊？这事儿不让聊啊，咱们可以聊聊聊聊人，聊聊特别是聊聊人说的话。 所以，我现在觉得有些人呐，他在某个场合说一段话，呃，挺值得聊聊。你比如说李安，对吧？最近在台湾，哎，我觉得李安谦虚谨慎一辈子哈，最近可能也终于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往太压抑了，也得展露一下真我 <laughs> 是吧？于是呢，我觉得就有点这个， <laughs> 一个是脚脚踢北海苍龙，拳打南山猛虎，先说了说台湾的电视不怎么样。 说你们这个没出息，整天的这个，当然李安讲的很柔和，对，哪像你整天阿猫阿猫阿狗的这个新闻。哎，但是呢，很多人也注意到，他委婉的呀，也平淡点平点了一下大陆电影。嗯，所以你看，我给他讲这个原话，他说的挺有意思。他说，大陆的这个电影啊，至今还没有很好的片子，就是说，这么大的市场里应该产生的好作品，现在呢。 还没有产生，目前只是有卖座的作品，而观众的品味还需要慢慢培养。我说，你看这谦虚谨慎一辈子， <laughs> 这一下一下子，大陆导演、大陆观众各捎带了一句。然后呢，特别是他讲啊，就说呃，大陆最大的优势啊是市场好，可以跟好莱坞抗衡。市场这可以够大，最近也有很多卖座电影，这是好事情。甚至他认为啊，大陆的电影工业已经基本上。 形成，嗯，但是他的观点就是说呀， <clears throat> 至今还没有很好的这个片子。哎，这个事儿，你像有人我看在跟帖里就给他这个叫板哈，就是说那个什么《霸王别姬》那不是大陆的好片子吗？什么叫好片子啊？跟跟李安叫板，甚至我还看见一个网友就说说说说什么李安，说那个呃李安你那个电影你拿过什么奖啊？ 是吧？我们这儿的拿过金棕榈奖，拿过什么什么奖？ <laughs> 后来旁边那人跟帖就说：“ <laughs> 这个人是什么山沟里出来的？”给 <laughs> 他罗列说：“李安得过这个奖，这个奖，这个奖啊。”不过我想要搞清楚他讲这个大陆没出过好片子是什么意思，我也没太听得懂。因为呃，他指的市场上成功的那种大片没出过好片子呢，还是说艺术成就呢？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八十年代到现在，从第五代一直到现在。 其实大陆还是出过很多很不错的好电影的，就你单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讲，还是出过很好的作品，不可能说没有好片子。他可能指的是，我觉得是近些年，嗯，就是你这个大陆的市场啊，大陆电影工业蓬勃起来之后，规模了，已经像这个工业了，嗯，而且你看这个票房，那天我就在说，不能这么比的。 说是，比如说啊，谁的票房超，比如说这个《鬼子来了》超过了《唐山大地震》了啊，《画皮二》超过了《鬼子来了》，然后什么呃，《泰囧》啊又超过了谁谁谁了？你不能这么比，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中国片电影总的票房在在增加，电影这个这个屏幕数啊，呃，在增多。 他是现现在电影是好啊，这香港人讲话，这是个捞钱的好机会啊，嗯，都去看电影。对，最近几部片子一下子票房这么高，他们分析说是跟这个工业有关系，跟这个银幕增加啊，正好一大批的影院落成，对对对。所以呢，你你你你回过头来，你要跟那个《霸王别姬》啊、《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时候比票房的话，那是不公平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厉害。那八十年代真的是有一批很好的电影。 中国的那时候好的，可惜的就是过过去的二十年，这些好片子就就断了，这个是很可惜的。我想李安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其实九十年代也还有，我觉得甚至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独立一点的导演，我觉得作品也都还不错。但是问题就在于，嗯，他们好像不一像王小帅的作品，那就不一定是主流市场上面对。 很能够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票房规模的这种商业电影。反过来，现在的主流商业电影呢，我觉得问题在哪？就是，呃，你觉得很奇怪，就是好像以前我们整体上，当我们市场没那么好的时候，做电影不是一门那么大的买卖的时候，总体上讲，市场上的好电影比较多。当这个市场变得这么大之后，总体上讲，我们好电影变得比较少。而且更奇怪的是，同一批导演。 以前拍的片子，大家都会有期待，都会你比如说当年张艺谋，家会很期待，哎呀，他接下来会拍什么？现在大家对他也很期待，对期待怎么骂他是吧？没没没没，怎么会变成这样？最近他们把张艺谋的电影这个重新名字读了一下哈，发现真是有深意啊。嗯，比方从旁观的角度看呢，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从父亲的角度看呢。 是一个也不能少。从 <laughs> 小孩的角度看呢，是我的父亲母亲；从媒体的角度看呢，是三枪拍案惊奇； <laughs> 从女人的角度看呢，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结果有人再跟上来了，他说从男人的角度看呢，这才叫活着。 <laughs> 所以回到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法郎士说过一句话嘛，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序传。 <laughs> 哎，这是名字的演绎。哎，不过你这还真是说了，我我现在就想啊，有些事情啊，有时候你反过来，开玩笑，开玩笑，不是这个不算不算数，这个开开开玩笑也可以说，就是有些事情啊，你反过来思维一下，反向思维一下，经常会得到一个呃一些新的开开解。嗯，比方说哈。 张艺谋这个事情，万炮齐轰，对吧？哎，我就想这种事儿挺有意思。你看啊，大家都是千夫所指。那么千夫所指，我要反着思考一下哈。好比说，假如啊，张艺谋呢，从来就是个童男，没有过性生活，对吧？假如这样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对他千夫所指呢？不会，对吗？大家会可怜他，会同情他。那么很显然。 在我们的心目中，对吧？前者呢，实际是好事，某种意义上的就是享福的事儿，是享受。只不过你的这个享受是不是公平，是吧？是不是公正，是另一件事。但是至少享受吗？比如你听我说吧，所以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这道理。讲公平，哎，你要讲不是对全全对全民族对全国人民是公平，我理解是这个意思。但是享受我带带保留。我就说的就是这意思啊。就比如说当年，你看我们说陈冠希啊，显然。 大家都在骂他，你骂他。如果陈冠希是个童男，说陈冠希一辈子坚守这个就没干过这事儿，大家不会骂他，不会说陈冠希你太不像话了，你怎么一个女人都没搞过呢？你不会这么骂他？为什么？因为你大家骂陈冠希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都在骂那个泄露那个资料的那个人吧。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骂陈冠希，而在 n n n n 个空间里了，真是。 <laughs> 我就说这个反向思考很有意思，就是说。 很显然，你骂这个人呢，总是因为这个人呢，他干了个享受的事儿，对对吗？你觉得是好处是福利，但是是大袋子。就是就是就是活着嘛。对，我跟你说，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非常佩服王蒙先生、王蒙老师，对吧？因为什么呢？他有一次跟我说这个话呀，呃，让我呀，这个这个，就是很敬佩，就是这个人呢，他这。 我们知道王猛和他的这个已经故世的这个这个妻子啊，这俩人的夫妻感情，你觉得在圈里啊，是出了名的，对是出了名的。这真是相濡以沫，相濡以沫，哎，就是夫妻感情好，不光是从一而终，而且这种夫妻感情之好，都是大家有名的。可是你看这样一个人，我有时候老跟他呃开玩笑，我说您这个生活作风这好是吧？每当这个时候啊，你看他会说一句话。 他说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他说啊，我运气好。他说不能说明别人搞婚外恋呐，或者别人出现了呃这些方面的现象，情人这个现象啊，但这说不能说明呃、这个我就比别人呃、更道德。他不，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运气好，我找着了，我找着了这样一个老婆，我在他身上得到了我全部的满足。那么有些人呢，他可能没有我这种幸运。于是乎，有些人结了婚又离婚了。 或者有些人甚至是结了婚，婚姻发生了问题，哎，又出现了婚外恋的这种现象，你知道吗？哎，他就所以这个智慧老人呢，他启发我，有的时候你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 有好几个女人的那种男人啊，你你以为他真幸福吗？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个享福的事儿啊？对，就是其实是很可怜的。你想他，活得多负担重，他活的那叫一个。你叫大家都去同情陈冠希，这个大众不答应。很难。是吧？所以反过来讲，很难。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讲张艺谋就搂不住，咱们还是讲电影。对对对。咱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个人生活，而是电影，是吗？电影，我就说李安。 呃，这次他的一个艺术观呢，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也也是很值得学习的，有有有意思。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讲啊，就是刚刚才在讲大陆这些年啊，他觉得没有什么好作品啊。然后他就提到一点，他觉得有一些大陆导演呢，比较自恋，嗯，比较自恋。于是呢，有如下的一段话，反映了他对艺术的一种看法，我们可以看一看。他说呀，当导演拍电影。 不是想表达我们自己最重要，不是说我有一个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看。假如你把自己放那么重要，就是自我而不是艺术。在我看来，艺术是浑然天成的东西，是一呼百应的东西，不是孤芳自赏的。哎，他这个话呀有点意思，因为我最近跟一些画家学习啊，我就发现也有这个感觉。你知道，有的人画画就讲究啊。 这个我要等激情来了，我的生命力旺盛的时候，哗哗哗，我就涂抹，就跟弗洛伊德那一套本能，我本能就这。可是你知道，就是说，人们在这种艺术里看到的就是我我我我我你嘛，你你你你你，甚至有些作家，他你可能这么写，是啊，我我我闭着眼睛瞎写，我脑子里出现什么念头，我给他大奶子大奶子大奶子，我给你写一百个大奶子，这是我的艺术。现代艺术很多人搞这个嘛，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你孤芳自赏。 哎，凭什么大家要看你啊？如果这个你和大家心中的那个你啊，找不到一个共鸣或者对位的关系，那么为艺术确实是个人的表达吧？但是这个个人的表达好像不能仅仅是你个人。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们很容易误解，就是李安这个话或者一般讲艺术，其实这个说法很常见。中国自古以来的诗谈诗的时候，那个美学界也有这样的观念。哇，这个这个叫观嘛？什么叫观呢？就是说，呃，并不是说我艺术，要不然就是看艺术家个人表达，要不就是要趋向大众口味。讲的不是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而是说，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 他到底应该等那一刻激情来了，或者自己想的东西最强烈、最最最有满足感的时候去把它做出来，按照那个样子做出来呢？还是说他要能够跳出去？嗯，比如说 hold 一阵，hold 住，hold 住一阵子，或者说冷一冷，或者跳出来，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回头看自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他就永远被绑在自己的这个范畴里面。 理论上讲，艺术都应该是一个让我们离开自己熟悉世界的一个渡舟，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跳出自己原有这个身体的一个一个通道。嗯，它应该能够让这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逼近到一个极限，不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那么在那个状态底下，他会回头看到自己的状态吗？ 所以那个时候作品应该会比较好一点。英英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我们过去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叫积极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其实那个概念不准确，但是分类是有意思的。所谓积极浪漫主义，就是讲拜伦、雪莱他们，那他们就是那种热情的、登高一呼的。但是呢，后来对世界文学史影响更大的是瓦兹瓦斯啊、科尔律治啊。那瓦兹瓦斯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诗是什么”。 是是冷却下来的热情，哎，就说那个是热情，但是冷却下来的热情，嗯，所以呃，回到这个呃刚才那个他那句话，我觉得我我不怕得罪人哈，我觉得如果他用来善意的提醒姜文，我觉得是有一点道理的，嗯，但是如果是讲在冯小刚跟张艺谋身上，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张艺谋跟冯小刚是不是太自我，而是在有些时候。 不是不是讲他们最好的片子，在有些他们比较不那么好的片子，他们太缺少制造自我。而姜文呢是的确是，我们刚才不是开玩笑讲张艺谋什么什么嘛？其实我心里啊是觉得讲回真真的句话，生活管生活。作为导演，张艺谋是一流的，我一点都不认为张艺谋的导演的天分比李安差。是吗？对，我绝对不认为张艺谋在李安之下。 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张艺谋没有沿着《红高粱》跟秋菊打官司，跟我的父亲母亲这条路子一直往下拍下去。后来张艺谋就被一些东西，就是说，比方说，我觉得一些东西就包括李安的《卧虎藏龙》的成功啊，就使得他们也去拍一些跟港资合作的这个英雄啊这些大片。后来包括《三枪》啊什么，我觉得那些都是不是张艺谋的代表作。 我记得张艺谋有过一次访谈，我忘了谁访问他，问他说：“你最想做的什么事情？”张艺谋还是说：“我想拍部文革的电影。”那活着吗？不算，不不算，我觉得还活着。活着对，活着是一个。首先，第一个，他太依靠了这个余华的小说，而且他是跨度比较长，他不是一个专写文革。我觉得张，我个人觉得哈，我我我敢负责任，在在我讲，当然我的责任也没有那么重了。 我我是觉得张艺谋是是绝对不比李安差的一个导演，从艺术天分来讲，嗯，我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同至少同意一点，就我觉得今天中国导演这几个最大的大牌导演，我觉得让人觉得可惜或者同情的地方在于，好像这几年他们拍片是在完成任务，对，嗯嗯，这个任务有某种环境的制约，是国家任务。 不是说真的是国家派人来叫他拍什么，而是你感觉到整个国家情况大事到了这程度，然后大的这他该拍个什么，他就拍什么。比如说冲奥，然后这几天一天到晚就讲谁要去冲奥冲奥， <laughs> 对不对？然后市场，然后周边的环境的压迫，于是他们都在为任务拍片。那所以你会有有好几部他们拍的电影，你会开始模糊掉，忘记那个是谁拍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嗯，你开始搞不清楚那是张艺谋吗？那是陈凯歌还是谁？ 呃，所以这个点让人觉得很可惜。而而另一方面，我觉得我这也反映出我们整个市场环境啊。李安说很好，其实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对，我们的市场环境其实有太多不可预测的东西，太多的政治导向。你连外国电影来也也搞不搞不定啊，对不对？最近那个昆汀·塔伦 t 诺那个电影不是？ 来了中国好像上了一天，然后就下来，然后最近又上。有有裸戏。对，然后有些这个姐就全世界都已经搞懵了，就是这个到底中国电影市场怎么回事？而且懵不懵啊？你还有一个问题，我老觉得就跟咱们那天说中国人连个处女膜到底有有没有也搞不清楚一样。就说中国电影的这种繁荣，你有个最基本的呀，就像我们电视台说收视率一样，最基本的数据造假呀。 这个电影票房的数据是不是真的，你都不是很清楚。那么一切的讨论，呃，从何而生呢？包括这种，你看他们好像有这个照片啊。你看这照片是什么照片？你看出来没有？偷票房啊！这偷票房，你看明明呃买的是《建党伟业》吧，他个他给是给你放这个武侠，呃这个偷了的票房进了谁那儿了？你又弄不明白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我想起来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呃我们的市场怎么样不断的被扭曲，有很多政策很奇怪的东西，人为繁荣，人为繁荣。我又想起来，说我最近又听说了一个人为繁荣的事儿，把我逗的。哎，就是说有这么反正这么一个地方，呃，一个一个管出版的一个一个干部或官员吧，把一些出版社的人都叫去，说这个就发现啊，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中国现在出版市场不是也很蓬勃吗？ 每年出很多书嘛，那这书你会发现很多都是翻译出自外国作品，那你要知道这就表示什么意思呢？就可能我们国家呢跟外国出现了一个呃差距，嗯，就书的出版可能我们卖出一本中文书的版权，那这个书可能人家翻成英文、翻成德文、翻成日文，我们每卖出一本，可能我们就买进几十本。 啊，你了解我我在讲的这个意思啊？文化进出口的不平衡，文化进出口就我们进口的外国出版的书太多了，我们出口的中国自己的作品太少了，贸易逆差。对，有这个逆差在，然后呢，就反正有这么一个干部，他就觉得这这不行，说我们今天是大国崛起，中国梦来了嘛，对不对？要有文化软实力，要输出我们国家的价值观跟弘扬中华文化，于是下令这些出版社，你们今年必须做到。 就是这个比例要缩短到，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最夸张的是一比一。就你每进一本外国的翻译，就要逼他们翻译一个咱们的东西，然后大家都懵了，就是是怎么做得到？后来呢，有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很容易做，做法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是个美国出版社，我是个中国出版社，嗯，你卖给我什么《达芬奇密码》，我都买了，然后我是这样吧，哥们儿，咱关系就那么好，我这本。 梁文道就说：“你就要了吧， <laughs> 然后你也你也不用真要啊，不用不不不花你钱，钱我还我给你， <laughs> 你给我开个单子， <laughs> 要发票吗？对，要发票，要发票，那就都这么搞，然后就就最后的任务全部顺利完成，我们软实力的这个输出又跨上一个台阶。你知道刚才那些假票是什么道理吗？嗯嗯，就是就是电影院明明放了多少场，然后他就改成别的片，那么这部。” 畅销的片子就不用跟制片方分成，嗯，本来不是，比方说大家赚的钱要分成嘛，比方那我这样的话，影院方就吞了他的利益。其实这样的改写哈，说明我们的票房总值啊被低估了，是， <laughs> 我们现在已经世界第二位了，超过日本了。 对，这个说明我们的形势真的非常好。不过哈，进出口方面真不乐观。你知道泰囧了，到美国院线去放，票房多少？知道多少？不知道。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laughs> 节买的吧？